颜青贸然请二位前辈来做客，若有招待不周之处，万望海涵。吉老怎么不吃？可是饭菜不合胃口？哼！ <laughs> 是延青思虑不周了。吉老伤势未愈，忌口辛辣，我让端州的厨子重新做一桌菜肴。不必劳驾。 哎，味道不错， <laughs> 嗯，哎，你呀，也甭费这功夫了。那几刚倔得很，说了不吃啊，那就是不吃。二位前辈来我家中做客，我怎能轻慢了去？那你打开门，我们自个儿能回去。近来春寒，我看沈大人自己。 都尚无定居之处，又如何能安顿得好二位前辈呢？你少在这儿拿腔拿调，囚禁我们就说囚禁呗。哎，说吧，你把我们两个老弱病残拿在手中，究竟想干什么呀？先生过去是彪炳春秋的人。物。 可惜跟错了人。如今我仰慕先生，想请先生再做帝师。 <laughs> 再做帝师， <laughs> 你好大的口气呀！如今四海升平，当今皇上名正言顺，有那海良仪看顾辅佐，还要我齐慧莲干什么？ 先生在昭罪寺中空度二十年，如今出来了，却已经失了当年挥斥方遒的豪迈英气，竟连与海良一一争高下的心也没有了吗？海良一他这一生都败在我齐慧莲的名下，可他是个君子。太子自刎时人人喊打，唯独他还存有挽回之心，就冲这一点。 他，你说的不错，我如今确实没有再与他一争高下的心了。我齐慧莲虽不是神仙，却也不肯将就。此生有两个学生足矣，这别的人嘛，我教不起。 <coughs> 雨大了，把窗关上吧。 薛延清，我言已至此，你休要再纠缠了啊！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别留在这碍眼。先生何必如此？我三顾小楼求请先生出山，皆因我仰慕先生才学与知识之道，更是因我明白先生的抱负。他海良仪确实是个牙岸高峻的君子，可当今圣上不受诗书教导。 没有礼贤下士的人心，根本就成不了圣贤之君。海良仪又能奈他何？将社稷安危寄于他一人之身，本就是尊卑颠倒，误了轻重。辅佐君主，本就是为人臣之本分。海良仪力挽颓势，调和八方，已是尽力而为。他是忠臣。 难道你还要他做个顶替李氏改朝换代的乱臣贼子吗？世家与寒门的斗争百年不休，若要剔除故弊，就得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只要李氏血脉犹存，李建恒做不来，换个人也在情理之中。哼，我与先生才是同道中人。 便是先生不信，我也要说，那沈泽川是含恨残喘的余孽，他心无外物，只为报仇而活，他行事狠辣，为人狭隘，与前太子相差甚远，这样的人，如何配做先生门生？先生以教帝王之心去教他，无异于为虎作伥，即便来日他有所作为，也不会是良主。 闭嘴！你懂川儿多少？口口声声喊他是余孽，我看你们才个个都是食髓余孽！你快给我走！吉老勿要动怒，此事也望先生三思。若是先生何时想通了，燕青，随时归候。晋江文学城，唐九卿原著。 斟酌文创出品制作，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广播剧《将进酒》第二季第七集。 大人，我家世子给二公子来信了。你家公子在沐浴，你且先放下吧。是，那我先出去了。兰州，你将信念与我听。你大哥说，银子已经顺利到达磁州。 李北铁骑今年夏秋的军粮也已到库。觉西布政使江青山此次入都，便被调去中博，担任中博布政使。那这批军粮是由谁筹备的？是觉西布政司参议杨成主持筹备的。他是江青山手底下的老人了。这次筹备军粮没经过江青山的督察就需得在分发军粮前仔细检查一番了。 但离北军务，策安也管不上，罢了。还没同你说，昨夜古今去薛府查看，先生与师傅多半被拘在了某一处阁楼里。寻常地方困不住师傅，我想亲自去看看。不可，薛修卓如此警惕，若是觉察到，将先生与师傅转去别的地方，我们就该大海捞针了。 我已叫人在薛家外围盯着，眼下，我们得想个更稳妥的法子。我还有一事没想明白，薛修卓到底是怎么把西家的钱库搬空的？葛青青去秦州，一路上也未打探到任何消息，想不明白。嗯，我想明白了。先坐下，我给你梳发，慢慢说给你听。 若要运送西家银库那么大笔的银子，但凡走商路，就得受各个地方的关口盘查。这点薛修卓定然清楚。他从前担任都给事中，需在各地查账，必定也跟地运所打过交道。地运所负责打理上供物资，他若是让人把银子夹带其中，进出取都就再方便不过了。那他将银子藏在哪里？ 薛府的规模虽然比西宅大，就算往地底下藏，也藏不了那么多钱。那得看他到底想怎么用。他老家在晋城，往南去就是河州。河州水路发达，由严氏一家独大。他把西红轩踹掉了，想要这些钱再火起来，就得找个和西红轩一样会玩银子的人。这个人，非河州严氏莫属。所以我猜。 他多半是把这银子交给了河州严氏。河州严氏，别想了。头发编好觉得好看吗？二公子辫子都编得这么翘，也算是博学多才了。二公子这是熟能生巧。你瞧这浪淘雪清的小辫儿好看吗？那都是我给编的。 怎么这样呢？我一心给你攒聘礼，你却把我当做浪淘血金。马 <laughs> 呀，我是吗？ <laughs> 我舍得吗？你是我大爷，我只想带你去骑马，现 <laughs> 下还想。 巡抚大人，卑职有要事相谈。怎么了？适才卑职在户部办差大院接到了一封飞驰驿报，是从崛起白马州发出来的，关系东北两马道。卑职想把驿报呈上去，却迟迟见不到尚书大人的面。两马道与李北分不开干系，大人，怕是上个月发给李北的军粮出事了。松月，驾我的马，就说锦衣卫办差，速将此事告知侯爷。快去。是。 玉，丁桃，桃子，你哭什么？怎么了？如此慌张。侯爷，出事了！刚才得的军报，前日汉神不越境，与世子在东山脉相遇，世子，世子重伤，咱们败了。 没吃过败仗，不仅小狮子，一记旱蛇步几百里，也能从大漠全身而退啊！侯爷，侯爷来了。见见侯爷。两位，早安，陈尚书。策安，你且听我说几句。我掌管兵部，与你父亲也有些交情。那边杀旱蛇部最不好打，东北全由纪明一个人独守。 败了也是，这天下没有不败之君，败，乃再胜之师啊！我明白，好，好，你明白就好。见过，见过，见过，见过大人。诸位大人辛苦，我在。我吃。 皇上宣众位大人觐见。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都起来吧。谢皇上。皇上，臣岑玉。 要参户部尚书魏怀古，东北两马道押运军粮前，由户部指派官员前去检查，军粮有问题，为什么户部没报？听闻飞驰一报到了户部，足足耽搁了两个时辰，现在再发回调令，等到达李北已经是四天以后，这是要害死人呐！是啊，当军无传报在前，违者军务在后，上造僭谏，都是大罪，臣请旨重罚魏怀古。 耽搁军务，其罪当诛。三，给定都侯赐座吧。是，皇上，坐就不必了。只是臣刚入宫，不知详情。可是李北出了什么事？怎么搞的？这样大的事，竟然没有人同侯爷讲？魏怀国，你自己说。臣遵旨。回侯爷。 据觉西布政司参议杨成在议报中陈述，上个月运往李北的军粮中被掺了霉烂之物，到达李北后分发下去，前夜病倒了数千人。杨成既知军粮有问题，为何军粮已到达李北才敢提？户部的官员曾三查军粮，既是霉物，为何谎报为新粮？军粮到李北，督察仓里的管事分发前也要检查，他们又是为何不报？ 这么一大批煤物，能够那么简单的送进边关将士的嘴里，这层层的安排真可谓是有条不紊。军粮掺假，拿煤物顶替新粮，跟下面人倒卖粮食分不开关系。李北铁骑守关三十年，我萧家兵败是该罚，可李北大败更是大周的危机。我只对诸位说一句：汉蛇部数年徘徊在鸿雁东山脉，就是在等一个契机。 中博兵败过去不过五年，中博六州屠经的惨状已然翻了页，国耻尚未雪，如今便要由自己人横添一笔。侯爷言之有理，此事如果不能彻查，便没法给李北诸将一个交代。臣请三司会审，辅以锦衣卫搜查，从白马州到去都，务必将此事弄个明白。不仅如此，还有一事也要急办。 启东五军的军粮同样出自白马州，必须马上通传急报给戚大帅。这批粮就不要再往下分发了。这两批军粮是觉西去年三大仓的全部积累，如今撤回作废，军粮空缺从哪里补？五日之内如果补不上，李北、启东就要饿着肚子打仗，那是几十万人吃饭的问题。 莫急，老臣有一想法，由朝廷出面，从怀州、河州、磁州三方借调。只是事情危急，国库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去买，只能承诺这三州免了近两年的赋税。海格老怕也不知，白马洲倾尽十三成的粮食，才负担得起李北与启东两批军粮。 阁老所说的三州远不及他。再者，这三州各自分离，距离遥远，统筹粮食押运也要耗费数日。那便传旨启东，今年军粮减半。他们还有军田之撑，尚存余力。河州直通启东，此州、淮州两州的粮食今夜就要掉。 世子府上，李北王抱病，不宜出征。陈真，半个时辰后，给我拟一份军将名单。三日之内，曲都必须派个有能之士去李北接替军务。是。如此，便都听海阁老的。 夜色已深，诸位，都请随我移步明礼堂旁屋，再行商议吧。三州的粮食调令已下，叫他们加紧运送，时间紧急，也不知谁能去离北接替军务。是，此次魏怀古疏忽之责，绝迹逃脱不掉，此事必须得严惩。他魏家这都出多少事儿了？ 知遇大人，我等此刻便备好弹劾魏怀谷的折子。折子明日一早，必得送去内阁，绝迹逃脱不掉。后言莫急，世子吉人自有天相，定会无恙的。李北若有什么短缺的，去毒也会连夜调拨。去毒良将无数，可能适应李北的却少之又少。鸿雁东山脉靠近大漠，马上进入六月大暑。 若是派出身西南的将士过去，只怕不合适。是啊，侯爷说的在理。诸位大人，看谁来了？师傅，在下连夜疾驰赶来去都，便是为了离北一事。哎呀，多年不见，海阁老。 身子骨可还硬朗？一别数载，错帅老矣了。虽不比当年，但拉弓射雕仍存余力，阁老不必发愁。我此行前来，一是为了暂替纪明打理李北军务，二是为了替李北王带句话来。哈哈哈哈哈！ 阿木尔，李北在东边画下了边界线，你们进来干什么？几十年前我就告诉过你，鸿雁山是我李北铁骑的跑马场，犯我大周车杀！李北王有言，他萧方旭虎啸鸿雁山十余年。 儿子吃了败仗，他这个做老子的要亲自从汉蛇部阿木尔手里讨回来。 <laughs> 好，李北王，宝刀未老啊！ <laughs> 左大帅，皇上传见，咱们移步明礼堂吧。好，公公带路吧。阿爷啊，师傅许久不见你，你随我来。 好，大帅，您在此处稍候，我去通报皇上。啊，有劳公公。师傅，我来之前，季明已退回营地，军医也时刻看护在侧，你别担心。什么伤？ 纪明的饭菜叫人动了手脚，连朝晖也中了招。一干将士拖着病体上了战场，正好遇见了最难打的阿摩尔。纪明身中三刀，是朝晖滚下马背，带着十几个残兵把他背出重围的。纪明从前也拖着病躯打过仗，这么多年，人是看着无碍。 可实际上，已经旧疾缠身。这次，算是伤到了元气。借此让他休息半年，也是养精蓄锐。此次兵败，除了身体，败掉的更是大哥的半生荣耀。军中饭菜都有本家杂役在做，害大哥便害了营地里的数千人。此事过不去。 要他们拿命来抵。负责火事的人已经斩了。军报只写军粮掺煤，而非蓄意谋害，也是记名的意思。你也做得很好，分毫未提要回黎北重振旗鼓。你若是心直口快，在御前争夺黎北军权，世家必然会颠倒黑白，咬定黎北是借此要你回去。 上也会生出警惕，来日都是隐患呐。师傅说的是，争夺军权只会让皇上害怕。我手里还有两万禁军，此乃大忌。况且这个关头，胡搅蛮缠也是耽误李北的军务。师傅前来，就是解了我的绝境。我待会儿面见圣上，最迟明早天亮就得往回赶。 你爹跟阿木尔还在东山脉交战，我也要尽快回到营地熟悉军务。此番不论如何，都要把阿木尔的势头打下去。还有一事，朝晖此次也身负重伤，他家里就剩个将来剧毒的妹子。你回头记得让陈阳去礼部他妹婿那里走动走动，给人家也报个平安。 阿言，你一个人在曲都，好好照顾自己。卑职参见韩指挥使。费千使倒是悠闲啊。啊，不知大人深夜前来，所为何事啊？ 现在皇上传人问话了吗？啊，皇上现在正和左帅议事。哼，到底是李北王，反应迅速，不给别人空子钻。左千秋一出，契都怎能再派人接管李北？这李北铁骑，就还是李北铁骑。啊，虽说军粮这事情跟江青山有些关系，可到底不是他办的差。 你跟着他确实是个好出路。他下个月便去中部，往后锦衣卫到那边办外勤，都得靠你打点。小盛啊，好好做，我还有差事，就不多留了。哎，是是。呃，大人您是步行来的吗？外面还下着雨，你看您这袍子上都是泥点我给您拍拍了。别碰！哎， <laughs> 已经拍掉了。 <laughs> 赶尸去吧。哎，大人慢走啊！韩城袍子上沾的这泥里，还夹着红泥。红泥这玩意儿可金贵啊，去都里只有西家有。他这个时候去西家干什么？难道也和沈泽川要寻的人有关？方才我为他拍掉泥土时。 他眼神里的杀意太过明显，这又是怕我知道些什么呢？走。彩安，困了？无事。你等了我一夜，也累了。 左帅现下已经出城了。嗯，今日一早，我随海阁老将师傅送出了城。我没法回去，只得将陈阳古金调出去，跟着怀州、磁州的调粮官员前去督办军粮。磁州一早安插了王宪，此次梁翠山也被调往了怀州。如此一来，李北军粮的统筹详情，我们便可以掌握。一夜未睡。 擦把脸吧，一会儿明礼堂还要议事。好。待梁翠山回来，我要好好谢谢他。此次若不是他，这飞驰医报又要被魏怀古拦下了。我已把他的家人安顿在宅子里，有人巡夜看顾，如此，他也能安心办差。 只是怀州不比磁州，跟你我都没交情。这次让他们这么短的时间里筹备军粮，他们必定不情愿。怀州八年免交军粮，筹备这么一点粮，他们负担得起。我今日就要捉拿魏怀古，不能让他落在行龙。魏怀古本已拦下易宝，就是不想易宝传到御前。 可他却又临时改变主意，呈了上去。这其中，总要有个理由。他昨夜确实反常。依照他的脾性，应会百般推卸责任。可他昨夜不仅没有争辩，还有问必答。说起来，白马洲去年丰收，应当是有粮的。可现在军粮被以次充好，那么换下来的大批粮食去了哪里？ 谋财才要害民。这批粮食若是从白马洲出发，走河州水道，就能绕开去都通道中部，挂上商牌当做明粮高价出售。觉西部长司里有人一直在勾结富商倒卖军粮。从前江青山坐镇严查，所以只是小打小闹。可今年江青山要调离觉西，无法再监管觉西筹军粮一事，他们便得了空子。 只是没料到他们这样大胆，还敢用霉物替代。能吃得下这么多粮食的人寥寥无几，没有自己的商队买卖，绝技不敢碰。除了谢红轩，嗯，所以他死，不是你我的缘故，而是他已经成为弃子。魏怀古在坍塌案里想方设法要谢红轩顶罪，许是他们私下已经做了倒卖军粮的买卖。 魏怀古担心谢鸿轩受到严查，所以一心想要他死。不错，谢鸿轩当初那么快就答应给魏怀古四百万，说明他深知魏怀古为人。可若是如此，谢鸿轩死了，魏怀古没必要再冒这样大的风险继续做。什么意思？我疑心这次不是魏怀古自己做的，但他先前的勾当落了把柄在别人手中，所以他见到易宝。 便知道自己已成替死鬼，跑不掉了。他这样不争辩，极有可能知道对方是谁。他此刻是想学花思千，用他一条命，替魏家及时止损。所以，我大哥及时下令斩杀红福，防止自己成为别人铲除异己的垫脚石。不，也许不只是垫脚石，而是有人确实想借着这次兵败。 削减离北的军权，正是。若昨夜左帅没有及时赶到，那么今早去都的新将任命便会下达，离北铁骑就不再是离北铁骑了。轮主，离北铁骑是大周的铁骑，他由老爹亲手建立。 这么多年，曲都还是不明白，我们是在离北做铜墙铁壁，不是乱臣贼子。我知道的，子安，我知道。吁，主子，侯爷，到宫门了。 诸位爱卿斟酌一宿，军粮案现下可有何对策？皇上，此案事关重大，又牵扯官商勾结，臣请旨，立刻将魏怀古缉拿到刑狱，连同魏家账簿、庄子都着人看管，不能让他们趁乱转移赃款。军粮是大事，魏怀古坏了事，该杀该封内阁参酌着办就行了。此案牵涉甚广。 魏家又家大业大，仅凭刑部之力，恐怕半月也办不下来。同样，三法司本还在审理关沟案，此时还要腾出人手下查各地账务。我看大家都有难处，人手也紧张。侯爷言之有理，不过凡事都有轻重缓急。李北正在打仗，军粮的事情就是头等要事，刑部、督察院也自然要以此事为先。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那那阁老的意思呢？侯爷是担心三司会审拖延太久吗？三司会审流程繁琐，魏怀古久居高位，心思手段都不同于普通人。我只是担心留他太久，会节外生枝。不错，魏家素来孝敬太后，此案若是拖得太久，朕也担心。 太后会为此忧思伤神，坏了身子。可唯有三司会审，才能彻查下边的倒卖杂线。这些人都是得到了魏怀古的包庇，才能这样大胆。留着他们，皆是祸患。我只是担心时间，不是说不查。去都也并非只能走这一个流程。哎呀，速查办案就应该让锦衣卫来嘛。上次西红轩纠集江洋大盗。 那个案子，沈泽川办得很快，不如就由他来处理此案。皇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沈泽川一介锦衣卫同知恐怕不行，交给指挥使韩城更加合适。哼，不错，沈泽川确实不适合处理此案。他年纪轻，资历浅，又与我存有宿怨，交与他，我不放心。 侯爷，这是成见呐。沈泽川确实是年纪轻、资历浅，可他受天命提拔擢升，接二连三的处理了难事，叫他再历练历练，也是好事啊。皇上，此案由锦衣卫主查，那就是赵狱理事。 沈泽川又恰好兼任北镇抚，他职责上说得过去，合乎情理。虽然略过了三司会审，但是三司督察还是要的。皇上意下如何？朕即刻下旨，今夜就开始查办。退朝。这一天一夜了。 现下可算是有着落了，着落便好啊，这可是大事啊！就是就是，出发走吧，赶紧回府。是啊，歇息歇息，还得去衙门办差。侯爷，侯府可派车马来接，可要同我们一道走？谢孔丘大人好意，我独自走吧。诸位，我先行一步。恭送侯爷。 侯爷这是伤了心，信不过刑部主审，想要跟韩城一起查。阁老选定沈泽川才是对的。延青，是直接回府吗？是。这几日都歇在办事大院，今夜该回去收拾收拾。过几日还有案子要办，两位大人，延青先行一步。好。延青，海阁老有心历练你。 你定要不负他众望，快些去吧。多谢岑御史，告辞。就剩咱俩了，孔大人去我府上一叙。今日就不去了，我还有些事想请教海阁老。待此次事毕，我请你。好，一言为定。 老师，学生来了。啊，是孔丘啊，进来吧。此次军粮之事，你怎么看？军粮出事，户部必须担责。魏怀古胆大包天，就是太后想要包庇他，也是不成的。 军务不比别的正事，这件事绝对不能够姑息。此次关乎边陲安稳，对于魏怀古，依照律法办就是了。老师说的是，此次萧方旭再度披甲上阵，就是在敲打曲都啊。萧方旭是头狼。 他在李北与花氏那么多年的角逐里都抱兵不出，以至于将两个儿子都置于险境。你以为他是为了什么？李北王，这是在带着儿子们让步。世家在去都早成铁网，而他是个例外。他从边陲击破了规矩，他本可以更进一步，但是他退后了。 是啊，他退了，可太后没明白，世家也没明白。萧方旭退步不是因为害怕了，而是愿意成全大周与李北的君臣情谊。可世家却对他穷追不舍。自古以来，权争不可避。 但涉及战事，就往往是大厦将倾的不祥之兆。玄德年中国兵败，当时政务被满朝贪官污吏糟蹋得一塌糊涂，我们重拾狼藉，内外皆遇困境。老师，保重身体。我爱。 到今年，国库才有余力承担地方赈济的费用。崛起征气解决了两大军粮的难题。立北稳定，边军稳定。能臣江青山也即将调去中国，中国复兴有望。太学兴起，韩氏渐增。 察院有岑玉带领后起之秀，还有余小在，皇上也不再耽于玩乐。我本以为大周晨光将至，如今却越发力不从心。老师，老师怎的说了这样的丧气话？李北王万万不是那种人。 此次由学生主审，绝对不会让李北委屈了去。一切尚有转机。 <laughs> 我我真的还能撑着大住，走向转机吗？老师。 怒火已经点燃，待战事平息，他必定会回头跟曲都算这笔账。到时候，无论他如何发作，我们都不能放走萧知业。萧知业少年成名，萧方旭把他割到曲都断达六年，如今锋芒已露，刀刃已成。 让他回去，就是放虎归山。老师，这可如何跟李北？我们是要厚待李北，却也绝不能放开绳索。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撑不了多久了。我知道，待我死后，天下有的是人骂我昏聩。 可是孔丘，谁敢对我说李北真的不会反？即便今日的萧方旭能忍，他日坐上统帅之位的萧池也就能忍吗？大周下不起这个主，该给李北的，由我做主，一样都不会缺。这次。 魏怀古胆敢倒卖军粮，你依照律法斩了他。谁敢求情，我便执剑弹劾。是。我还要寄信给李北王，免除监军一职。这次朝廷不派督察太监去搅事，李北铁骑的大小军务。 仍旧由李北王自己处理，免除监军一职，只怕太后不会同意。大周是没有皇帝吗？后宫不得干政，这次由不得他做主。叛党财主不能再给阉党机会。 德川，你公报私仇，我要参你。那你今夜就上奏弹劾。这批人落在我手里，我一日见不到先生就杀一个。你猜我几时能杀到你的那个宝贝学生？ <laughs> 我叫你来，你就来。 <laughs> 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吗，小子？ 的禁军只有八千人，红山教场得不到消息，就没办法前来支援。小池也已是笼中困兽，今日一定要拿下他。